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通勤冷知识》。由于最近比较忙，疏于更新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进入正题吧。俗话说得好，东北有三宝：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那人参、貂皮，我想大家都知道。可是，有没有真的有人去思考过，到底什么是乌拉草呢？乌拉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具有保暖防寒的效果。乌拉草样子很普通，绿色的茎叶呈现细长状。 数百年来啊，这种普通的小草与大陆东北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成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。每到春天的时候，人们便会上山去割乌拉草，晒干存放。冬天的时候呢，便可以塞到鞋子里面，避免脚身冻疮。大陆东北地区冬季气温低下，最低可以达到零下四五十度，一般的棉鞋难以御寒。此时，老百姓会用兽皮做成的鞋子，再垫上乌拉草。 再冷的天也不怕冻到脚。乌拉草在使用之前需要用木棒捶打一下，使它柔软，以便不会伤到脚。除了保暖，乌拉草还可以用来当清热利湿的草药，主要是淋疹、湿疹、尿道炎等泌尿系统发炎以及其相关的症状。来个冷笑话，那有人知道新东北三宝是哪三宝吗？呃呃，太烂了，我就先不讲答案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。 不管刚刚的烂笑以后呢，进入正题，真的新的三宝呢，其实跟旧的三宝只有差一项而已。前面两项其实都是人参与貂皮，而最后一项则是乌拉草改变为鹿茸。而取而代之的鹿茸呢，是鹿身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它是未骨化的角，生长在雄鹿的额上，是一种组织的结构，为真皮衍生物。 鹿茸含有丰富的复合蛋白质和激素，以及磷酸钙、胶质、软骨素等化学成分，是一种高的补品和名贵的材料。鹿茸能够温肾壮阳、生津益血以及强筋补髓。听完今天的 podcast，相信大家对东北的新旧三宝有一定的了解了吧？那在节目尾声，呼吁大家不要当台湾的三宝就对了。那节目就到这边拜。